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二战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非常令人感慨。享受和平的日子确实是可贵的，但是眼看战争临近，还闭上眼睛继续享受和平，那就愚蠢了啊！这句话呢，用来形容二战初期英法两国的表现非常合适啊。英法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仍然采取绥靖政策。 两国执行绥靖政策，归根到底是两国的人民呐也不想打仗，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太多的恐怖阴影，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呐，包括老百姓都打怕，了实在不想再打了。同时，英法两国作为战胜国，在国民心里又普遍存在着优越感，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欧洲。 和平反战思想甚嚣尘上。如果哪个政府胆敢鼓吹战争即将临近，我们要为此全力做好准备，选民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让他滚蛋。这种我不想打仗，战争就不会找上我的门儿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民主国家的好处呢，是选民的意志多少会得到一些尊重。作为政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欺骗民众。 但你不能完全无视民众的意愿，在全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之下，英国首相、法国总理都不敢轻易言战。希特勒上台，德国扩军，英法两国裁军、削减军费。丘吉尔当时说嘛：“英国政府陷于奇怪的矛盾当中，他们决定不做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 竭尽全力的无所作为，时间都被蝗虫吃掉了。但是呢，即便当时丘吉尔在台上，恐怕也改变不了现实。英国毕竟跟欧洲大陆隔了一条海峡，不用担心一觉醒来德国佬登陆上岸。毕竟当年拿破仑也没有渡过来，皇家海军实力非常强大，英国人是有一定安全感的。法国人花了十年时间修了一条马奇诺防线，在心理上感觉安全多了。 军人考虑的不是德国人会不会打进来，而是能不能打进来。当时英法两国对战争形态认识不清，即使认识到战争迟早会爆发，这个仗怎么打，谁都不明白。兵可以争，可以练，武器可以研发，可以制造，仗怎么打？战略指挥思想是最关键的。有一句话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不一定是失败之母。 成功的经验无法复制，英法两国是一战战胜国，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一箩筐。我们为什么打赢了？他们觉得这场战争的经验能用上半个世纪啊！一战初期，法国鼓吹大规模进攻，带来惨重的损失和失败。后来多次防御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当时英法两国军界普遍认为，未来战争不会摆脱一战的类型，就是。 在野战炮兵的掩护下，通过加强要塞、不间断的线性防御，杀伤敌军，成为法军最新的军事思想和行为准则。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它作业的啊！用现代技术对防御工事进行改造，加以强化，登峰造极。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个时候，英法两国在军事理论上跟德国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 对于集中装甲力量作战毫无概念，固执地认为战争是一战的重演，所以英法两国的高级将领竟然认为坦克是美妙的会动的机械化玩具，认为炮兵是战场之王。所以英法合比四国联军三千辆坦克只有三个装甲师，而且编制不全，一个装甲师三百多辆坦克没有步兵，没有炮兵，没有修坦克的。 那您这三千多辆坦克一窝出去能回来几辆？尽管英法两国的有识之士，比如英国的富勒将军、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呼吁要重视机械化装甲部队和空军相结合的威力，但是都被这个打压了。富勒少将早早就退役了，利德尔·哈特是一个记者，写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战史》。戴高乐在二战爆发的时候只是一个上校。 据说呢，戴高乐写了本书，叫《建立职业军》，卖十五个法郎，结果被德国人买了，翻译成德文。古德里安看了之后，积极赞叹，付诸实施，说我们用十五个法郎就打败了法国。实际上看的就是戴高乐的书啊。那些功勋卓著的一战老帅们，这个时候都快老糊涂了，自杀都找不着太阳穴了，七八十岁了，早就没有了当年战场上的威风。 而且对任何会威胁到他们固有思想和经验的新兴人类，都保持着一种抵触、厌恶的态度。老子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还尿炕呢，就就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我在一战的时候指挥千军万马，你才是个连长啊！你现在教训我，仗该怎么打？所以他们认为坦克、飞机比玩具强不了多少。真正在战场上起作用的是大炮和堡垒。 联军总司令甘莫林上将就是这种法国老将啊，他在战争初期发布的命令非常典型，说必须要等待敌人进攻，在由堡垒和堑壕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面遏制住敌人。听完这个甘莫林这套命令的人，就会认为这老家伙停滞在一九一八年了，他被冷冻了，很难相信他在一九一八年之后又活了二十二年。 他对军事科技、军事理论的演变毫无知觉，而且呢，波兰战役当中德国人用的闪电战你是看见的。要说你没见过这玩意儿也成，是吧？你看见德国人是怎么打的，你还这么干？他把这个这东西就自动给过滤掉了啊，熟视无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英法两国认识到德国早晚会发动进攻，但是在三九年九月到四零年春天。 八个月的时间，西线静待战争，白白的把时间浪费过去了。与西线这种消极等待相比，东线就热闹了啊！德国动手入侵波兰的时候，早就跟德国商量好要瓜分波兰的苏联没动手，为毛呢？因为之前苏联跟波兰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动手啊，实在是说不过去。 是吧？虽说我这人不要脸是出了名的，但这么不要脸，我还得给自个找个借口。等到波兰政府让德国人打得出逃了，苏联找到体面的出兵理由了。苏联政府宣布，由于波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苏联决定进驻波兰东部地区。九月十七号凌晨。 苏联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分别在科瓦廖夫大将和铁木辛格大将率领下，越过波兰东部边界向西推进。转过天来，九月十八号，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胜利会师。就这么着，斯大林和希特勒就瓜分了波兰。纳粹占领了波兰西部土地，包括波兰的工业区和大部分波兰人口。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土地，双方呢占领线是以布格河为界。实际上，斯大林比希特勒多得了三千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但是因为这个波兰首都华沙被德国人占了，所以就说希特勒占了波兰，这其实呢是这个不确切的。尽管德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互相怼啊泼脏水。 但是在吞并波兰的问题上，异乎寻常的一致啊！完全要摧毁波兰的国家和波兰的文化。德国把两千万波兰人分成了两个省区，把他的占领区变成一个大劳改营，在那儿无情的实验他们的种族理论，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的，通通送进死亡集中营。整个波兰德战区变成了劳动殖民地。 特别是两百万以上的波兰犹太人落到了德国人手里，纳粹极端仇恨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了灭绝，普通波兰人也是德国人灭绝的对象。一百五十万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被送上卡车，弄到新的地方，而他们的家园要腾出来给纳粹占领者。德国人给他们的这个待遇不如牲畜，没有饮用水，没有食物。 很容易被饿死，波兰知识分子被大量消灭，孩子们被进行这个种族同化，接受纳粹的教育。苏联占领区啊也没比德占区强多少。他们认为波兰是帝国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劳工阶层的敌人，要对敌人进行灭绝。最主要的就是灭亡波兰的精英阶层、官员阶层。斯大林下令处决了至少一千五百名波兰官员。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大片领土被德国人占领。一九四三年的四月，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林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四千四百具尸体，双手从背后捆在一起，脑后有弹孔。这些人都是被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军官，包括九名将军。苏联人除了杀害这些波兰人之外，大概还有一百万波兰人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 比如波兰共产党政权最后一任首领雅鲁泽尔斯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被流放的。所以有德国老兵讲啊，说挑起二战的标志是什么？是闪击波兰。但这事儿不是我们一家干的，还有苏联呢。所以1939年波兰就被苏联和德国瓜分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